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，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许三观自从第一次和阿方根龙他们一起卖血以后，这十来年里。 只见过他们两次，两次都是他回到村里去奔丧。第一次是他爷爷死了，第二次是他四叔死了。阿芳说：“徐三官，你有七八年没有回来了。”“哦，我爷爷死了，我四叔也死了，两个和我最亲的人都死了，我呀，也就死了回村里的心了。” 七八年时间没有见过他们，许三观觉得阿芳老了，头发也花白了。阿芳笑的时候，脸上的皱纹涌来涌去，像是一块石头扔进水里，一石激起千层浪。许三观对阿芳说：“阿芳，你老了。”阿芳点着头说：“嘿嘿。” 我都四十五岁了。根龙说：“我们乡下人显老啊，要是城里人四十五岁，看上去就像是三十多岁啊。”许三观去看根龙，根龙比过去结实了很多，他穿着背心儿，胸膛上、胳膊上全是一块一块的肌肉。许三观对根龙说：“根龙。” 你越长越结实了，你看你身上的肌肉，你一动啊，就像呃小松鼠那样窜来窜去的。 <laughs> 哎，你娶到桂花了吗？哦，那个屁股很大的桂花我四叔死的时候啊，你呀还没娶她呢。哦，哈哈，她呀都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了。阿芳问许三观。 你女人给你生了几个儿子呀？许三观本来是要说生了三个儿子，可转念一想，一乐是何小勇的儿子，他就说：“啊哈，和跟龙的女人一样啊，呃，也生了两个儿子。”许三观在心里想：，要是两个月以前阿芳这么问我，我就会说生了三个儿子。 他们不知道我许三观做了九年的乌龟，他们不知道我呀就不说了。然后，许三观对阿芳和根龙说：“哎，我看你们要去卖血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上的血也痒痒了起来。” <laughs> 阿芳和根龙就说。 你身上的血养起来了，就是说呀，你身上的血太多了，这身上的血一多呀就难受，全身都会发胀， <laughs> 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卖血吧。许三观想了想，就和他们一起往医院走去了。他走去的时候，心里想着林芬芳，他觉得林芬芳对他真是好。 他去摸人家的脚，人家就让他摸了；去摸他的大腿根儿，他也让摸了。他跳起来捏住林芬芳的两个奶子，他也让他捏了。他想干什么，人家都让他干成了。林芬芳都摔断了腿，还让他干那种事儿，把林芬芳的断腿都碰疼了，他也只是哼哼哈哈叫了几声。 许三观心想，应该呀，给人家送十斤肉骨头，送五斤黄豆。医院里的医生经常对骨头断掉的病人说：“要多吃肉骨头炖黄豆啊。”对，光送些肉骨头和黄豆还不够，还得送几斤绿豆。绿豆是清火的。林芬芳天天躺在床上，天气又热。 绿豆吃了能让他凉快一些，呃，除了绿豆啊，再送上一斤菊花。对，哎，泡在水里喝了也是清火的。许三观跟阿芳和根龙去卖血，卖血挣来的钱就可以给林芬芳买肉骨头、买黄豆、绿豆和菊花，这样也就报答林芬芳了。 他卖血能挣三十五块钱，给林芬芳买东西之后还有三十来块钱，这三十来块钱他要藏起来，要花在他自己身上，花在二乐和三乐身上也行，哦，有时候也可以花到雪玉兰身上，哎，就是不能花在一乐的身上。许三观跟着阿芳和根龙来到医院前。 他们没有马上走进医院，因为许三观还没有喝水呢。他们来到医院近旁的一口井前，根龙提起井旁的木桶，扔进井里，打上了一桶水。阿芳解下腰里的白瓷杯子，递给了许三观。许三观拿着阿芳的杯子，蹲在井旁是喝了一杯又一杯。阿芳在边上数着。 数到第六杯的时候，许三观就说喝不下去了。跟龙说：“最少也得喝十来杯呀。”阿芳说：“跟龙说的对。”许三观就喝起了第七杯。他喝上几口就要喘一会儿粗气。第九杯没有喝完，许三观就站了起来，说：“不能再喝了，再喝就要出人命了，而且他的腿也蹲麻了呀。” 阿芳说：“腿蹲麻了，就站着喝。”跟龙说：“再喝一杯。”许三观是连连摇头，说：“他一口也不能喝了。”他说：“他身上的血本来已经在发胀了，水喝多了就胀得更难受了。”阿芳说：“啊，那就去医院吧。”于是。 他们三个人就走进了医院。他们把身上的血卖给了李血头，从李血头手里拿过来钱以后，就来到了胜利饭店。三个人在靠窗的桌旁一坐下，许三观抢在阿芳和根龙前面拍起了桌子，对着跑堂喊道：“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啊！” 黄酒给我温一温。然后他心满意足的看着阿芳和根龙，也和他一样的拍起了桌子。阿芳和根龙先后对跑堂的说：“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；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。”许三观看他们忘了说。 黄酒温一温，这句话就向离开的跑堂招招手，然后指着阿芳和根龙对跑堂说：“哎，他们的黄酒温一温。”跑堂的说：“我活到四十三岁了，没见过大热天还要温黄酒的。”许三观听这话，就去看阿芳和根龙，看到他们两个都嘻嘻笑了，他知道。 自己丢丑了，也跟着阿芳和根龙嘻嘻的笑了起来。笑了一会儿，阿芳对许三观说：“你要记住了，你卖了鞋以后啊，十天不能和你的女人干事儿啊！啊，这是为什么？啊哈哈，吃一碗饭才只能生出几滴血来。” 而一碗血呀，只能变成几颗种子。我们乡下人叫种子啊，那李血头叫金子。许三观这时候心都提起来了，他想到自己刚才还和林芬芳一起干事了，这么一想，他觉得自己都要瘫痪了。他问阿芳。 要是先和女人干了事儿，再去卖血呢？阿芳说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那呀，那就是不要命啦。”这一天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提着十斤肉骨头、五斤黄豆、两斤绿豆、一斤菊花，满头大汗的来到了许玉兰家。玉兰不知道他是谁。 看着他把提来的东西往桌上一放，又看着他撩起汗衫擦干净脸上的汗水，再看着他拿起许玉兰晾在桌上的一大杯子水，咕咚咕咚的全喝了下去。戴眼镜的男人喝完了水，对许玉兰说：“嗯，你是许玉兰，我认识你，大家都叫你油条西施。” 你的男人叫许三观，呃，我也认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林芬芳的男人，私厂的。呃呃呃，林芬芳和你的男人在一个厂，一个车间。我的女人去河边洗衣服，洗完衣服站起来就摔倒了，呃，摔断了右腿。 徐玉兰插进去问他：“哎，怎么摔倒的？”“啊，他踩到了一块西瓜皮。”戴眼镜的男人又问徐玉兰：“哎，哎，许三观呢？他不在啊？他在市厂上班啊？他马上就要回来了。”然后徐玉兰看着桌上的肉骨头、黄豆什么的，对他说：“嗯，你以前……” 没到我家来过，许三观也没说起过你呀。你刚才进来时，我还在心里想，这个人是谁呀？怎么给我们送这么多东西来呀？哎，你看这张桌子都快放不下了。戴眼镜的男人说：“哎，啊，这不是我送给你们的，啊，这是啊许三观送给我女人林芬芳的。” 许三观送给你的女人，你的女人是谁啊？哎，我我我刚才说过了呀，我的女人叫林芬芳啊。哦，林芬芳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市厂的林大胖子呀。戴眼镜的男人说完那句话以后，什么话都不说了。他坐在徐玉兰家的门旁，好像没有遇到风的树一样的安静。 他看着门外，等着许三观回来，让许玉兰一个人在桌子旁站着，看着肉骨头，看着黄豆，看着绿豆和菊花，心里一阵阵的糊涂。徐玉兰就对他说，又像是在对自己说：“许三观，为什么给你女人送东西呢？一送就送了这么多。” 把这张桌子都快堆满了，这肉骨头有十来斤呢，这黄豆有四五斤吧，哎，这绿豆也有两斤，还有一斤菊花。他送这么多东西给你的女人，徐玉兰一下子明白了，啊，徐三官肯定和你的女人睡过觉了。 许玉兰喊叫了起来：“许三观，你这个败家子儿，平日里比谁都要小气。我扯一块布，你都要心疼半年。可是给别的女人送东西，一送就送这么多，多的我掰着手指数都数不过来呀。”然后许三观就回来了。 徐三观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坐在他家门口，他认出来这是林芬芳的男人呐，于是脑子里嗡嗡叫了两声。他跨进家门，看到桌子上堆着的东西，脑子里又嗡嗡叫了两声。他再去看许玉兰，许玉兰正对着他在喊叫，他心想：“哎呦，自己要完蛋了。” 戴眼镜的男人这时候站了起来，走到屋外，向许三观的邻居们说：“呃，呃，你们都过来啊！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呀！你们都过来，哎，小孩子也过来，你们都听我说。”他指着桌上的东西对许三观的邻居们说：“你们都看到桌子上堆着的肉骨头。” 黄豆、绿豆了吧？呃，还有一斤菊花，你们看不到，被肉骨头挡住了啊！呃，这是许三观送给我女人的，我女女人呢叫叫林芬芳啊！呃，这城里很多人都认识她的，你们也认识她啊？哈哈，我看到你们都点头了啊！我女人和这个许三观都在私厂里工作，还在一个车间。 我女人去河边洗衣服时候呢，摔了一跤，把腿给摔断了。这个许三观就到我们家来看望我的女人。别人来看望我的女人，也就是坐一会儿，说几句话就走了。啊，哎，这个许三观来看望我的女人呢，是爬到我女人床上，呃，去看望。啊，哎，他把我女人给强奸了呀！啊，你们想想啊，啊，我女人还断了一条腿呀。 许三观这时候申辩道：“哎哎，不是强奸，哎哎，就是强奸呐！啊，戴眼镜的男人斩钉截铁，然后他对许三观的邻居们说：‘哎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女人哎断着一条腿，哎推得开他吗？我女人一动都要疼半天的。哎哎，你们想想啊，我女人能把他推开吗？’” 哎，这个许三观啊，连一个断了腿的女人都不放过呀！你们说啊，他是不是个禽兽不如啊？啊！邻居们没有回答戴眼镜男人的提问，他们都好奇的看着许三观。只有许玉兰出来同意他的话，他伸手捏住许三观的耳朵：“你这个人真是禽兽不如！” 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，你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呢？这时候，戴眼镜的男人继续说道：“啊，哎，这个许三观强奸了我的女人呐，哎哎，就买了这些肉骨头、黄豆，呃，送给我女人，我女人的嘴还真被他给堵住了呀，啊。” 要不是我看到这一大堆的东西，我还真不知道自己的女人被别人睡过了呀！啊，那我看到这一大堆的东西，我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呀！啊，要不是我拍着桌子骂了半天，我女人还不会告诉我这些呀。说到这里，戴眼镜的男人走到桌子旁，收拾起桌上的肉骨头、黄豆来了。 他将这些东西背到了肩上，对许三观的邻居们说：“哎，那我今天把这些东西带来啊，就是要让你们看看，也让你们知道这个许三观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往后你们都要提防他啊！哎哎，这是一条色狼啊！啊哎，谁家没有女人呢？哦，你们谁家里都要小心着呀！啊，这戴眼镜的男人。” 背着十斤肉骨头、五斤黄豆、两斤绿豆，还有一斤菊花，回家去了。那时候，许玉兰正忙着用嘴骂许三观呢，同时还用手拧着许三观的脸，没注意戴眼镜的男人在做什么。当他扭过头看到桌子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戴眼镜的男人已经走出去了。他马上就追出去，在后面喊叫着：“哎！” 你回来！你怎么把我家的东西拿走了呢？戴眼镜的男人对他的喊叫是充耳不闻，头都没回的往前走去了。徐玉兰指着他的背影对邻居们说：“哎，这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呢？拿着人家的东西还走的这么大摇大摆。”徐玉兰骂了一会儿，看到戴眼镜的男人走远了，才回过身来。 他看了一眼许三观，一看到许三观，他的身体就往下一沉，坐在了门槛上。他对着邻居们哭诉了起来：“呃，这个家要亡了，别人是国破家亡，我们是国没破家先亡啊！先是方铁匠来抄家。” 还没出一个月，又出了个家贼呀！这个许三观真是禽兽不如，平日里是出了名的小气，我扯一块布他都要心疼半年呐。可是给那个林大胖子。 那个胖骚娘们儿，一送就送了十斤肉骨头，黄豆又是五斤，绿豆也不会少于两斤呐！ <laughs> 还有菊花啊，这可要花多少钱呐？说到这儿，徐兰想到了什么，她一下子站起身来。 转身对着许三观喊叫道：“你偷了我的钱！你偷了我藏在箱子底下的钱！那可是我一分钱、两分钱积蓄起来的，我积蓄了十年，我十年的心血呀！你去给了那个胖女人呐！”许兰说着，跑到箱子前。 打开箱子，在里面找了一阵儿，渐渐的他没有了声音。他找到了自己的钱。当他关上箱子的时候，看到许三观已经把门关上了。许三观把邻居们关到了屋外，然后站在那儿对着许玉兰讨好的笑着，手里还拿着三十元钱，三张十元的钱像扑克牌似的在他手里打开着。 徐玉兰走过去，就把钱给拿了过来，低声问他：“这是哪来的钱？”许三观也低声说：“是我，呃，卖血挣来的。 <laughs> ”啊呀，你又去卖血了！徐玉兰又叫了起来，随后她又哭开了，边哭边说。 我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你呀？我受苦受累跟了你十年，为你生了三个儿子，你什么时候为我卖过一次血呀？啊啊啊！想不到你是个狼心狗肺的人，你卖了血就是为了给那个胖骚娘们送什么肉骨头？ 许三观这时候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哈哈，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了三个儿子啊？一乐是谁的儿子？我卖血去还了方铁匠的债。我是为了谁呀？”许玉兰一时间没了声音。他看了许三观一会儿后对他说：“嗯，那你说，你和那个林大胖子？” 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胖的女人，你都要？许三观伸手摸着自己的脸说：“他摔断了腿，我就去看看他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什么人之常情？你爬到人家床上去，也是人之常情？你说呀？哦，我。” 我伸手去，嗯，捏捏他的腿。我问他哪儿疼？是大腿，还是小腿呀？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。录音、曲播、音效合成：严娟，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